课文四，在周明家。快五年了，你几乎没变化。谁说的？我胖了，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健康最重要，胖瘦没关系。是啊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你做饭还是周明做饭？我做。 我想吃什么就做什么，想吃多少就做多少。生词：老、几乎、变化、健康、重要。